锵锵三人行，这个每年过年呐，对我们都是个负担，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工作，对不对？就是过年我们要回家，要放假，还给我们搞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的节目呢，要照播，所以你知道，每年我都会碰见一个问题：说你们春节那个星期播什么？ 咱们都是跟着新闻走的嘛，对，平常都毁淫毁道嘛。虽然是过年不能这么搞嘛，对，过年也可以毁淫毁道， <laughs> 是吧？什么好建议？要做的 <laughs> 你有什么好议？事。对我们不是《水浒传》就毁道， <laughs> 讲讲《金瓶梅》怎么样？《金瓶梅》会讲的，你放心。肉蒲团也来嘛？但是你不要性急，《金瓶梅》咱们放在后面啊。这个今天先讲《红楼梦》。我我的主意，我有一个好主意，嗯，就是说呀，过年。 春晚这太俗气了嘛，对吗？对，让别的兄弟台去干嘛？ <laughs> 我们呢，这个又不想过这个年，但是呢，多少还得跟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传统有点关系。嗯，所以我一下子想到，我们这么五天嘛，我们何不聊聊四大名著呢？嗯，对吧？ 中国四大名著，他们说哎，还差一天呢。我说那《金瓶梅》， <laughs> 他们说到下礼拜一还一天呢，那就肉蒲团。 <laughs> 对对，没有没有肉蒲团是吗？《金瓶梅》对不对？可以从《金瓶梅》谈到《肉蒲团》嘛？都可以，都可以， <laughs> 都是相关。的。我们即便谈这四大名著，彼此之间也是可以穿插的。对。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笑话我们，你们凭什么谈？你们那你们不要着急，就谈起来，你们就会知道是吧？我们那个什么。 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谈的，今天先说一说。是乱谈是吧？哎，《红楼梦》啊，《红楼梦》啊，《红楼梦》。《红楼梦》都敢说，真是厉害。《红楼梦》中国人，我觉得无所谓的。中国人，人人都敢说，就等于欧洲人人人都敢讲《荷马史诗》啊。因为因为因为那个是我们集体的文化的来源嘛，就等于中国，就我们小时候可能都都在讲金庸小说。 那我想感觉就差不多。你日常生活很多语言很多东西太容易在里面拿东西出来，它是你整个文化的养分来源嘛？哎，你知道我见到一个作家，他写的这个小他小的时候，他就说有一个木匠，他说我最早听见这个呃《红楼梦》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木匠。嗯，这个那个时候的木匠到大户人家去干活，大概听说书啊，就是木匠一边抱这抱花啊，一边讲这个。 故事，他说我从小听到的贾宝玉的故事是这个木匠讲的。嗯，但是呢，确实这个木匠啊，听多了这个故事就受影响。他说我们农村人娶老婆都是要是照着重量娶的，你知道？ <laughs> 就是至少是个那个顾大嫂一样的，就是看谁壮实，因为这个娶个老婆要实用嘛，要干活嘛。他说，唯木匠，结果最后娶了找个林妹妹，找了个得肺痨的，没错。 <laughs> 唯有这个木匠。 <laughs> 找了一个腰身细的、性情温柔的这么一个女的，中毒了，中毒毁毁三观呐， <laughs> 这叫毁三观。全村人都笑话这个木匠，说你看你找这么一个哈 <laughs> 中看不中用的一个一个一个林林妹妹做老婆是吧？她怎么伺候你啊？你看这个木匠说出一番话，就反映洗脑啊，这个这个意识转变的教育这个成功啊。木匠说：“我这样的老婆怎么可以是他伺候我？” 我伺候他还伺候不过来呢。嗯，哎，你看，有有点贾宝玉的范， <laughs> 变成了一个木匠行里的宝玉。 <laughs> 对对，这说明这你看轻点东西就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我你知道我小时候是我我看《红楼梦》啊，那时候我一些同学，那他们那时候本来一开始还不太接触这些书嘛，他就问我这好看吗？我说好看，那借他们看，他们看了也没兴趣。你知道我当时要怎么提醒我们读男校啊？怎么告诉那些男同学这书好看？说等会儿。 没多久，贾宝玉就打飞机了， <laughs> 不是没有吧？梦在叫梦遗了，对，就梦遗了，没有吧？瞎编给他们吧，然后还会搞 <laughs> 梦遗，对，而且贾宝玉是好，应该是有过同性恋行为的。嗯，当然有，有有有。他跟那个秦，跟那个秦钟，应该是双的，对吧？其实呢，那个年代，这个几本书啊，你要讲讲这个四大名著啊，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天天啊，虽然不在看书哈，我们天天上网啊。 天天在跟这几本书打交道，对，就是啊。我我总大概总结了一下，你一上网门户网站啊，嗯，国际新闻基本上都是《三国演义》，哎，都是朝南路谋谋略，哎，对，而且正邪分明。嗯，国内新闻呢，基本上都是《水浒》，对，没错，打贪官、官逼民反、打家劫、打家劫舍， <laughs> 对不对啊？然后你再看博客吧，凡写自己的吧。 都是《红楼梦》， <laughs> 自恋。嗯。日常家事，你你看博客上面他们写的什么哈？基本上就是我吃了什么菜啦，这个多好看呐！你早上几点起来的？你那顶帽子怎么样啊？我昨天睡得不好啊！谁谁谁现在不理我啦？谁谁谁怎么这么小气啊？等基本上都学《红楼梦》。嗯嗯。但是那个博客要是写别人的的话呢？嗯。基本上都写《金瓶梅》。 <laughs> 基本上都是爆料啊。 贪腐啊，然后还有床戏啊，等等的，也可以是《西游记》怪力乱神。然后《 <laughs> 哎，《西游记》《西游记》是网络文学啊，网络文学基本上比如说盗墓啊，盗墓啊，神怪啊， <laughs> 所以五本书你不用看书，打开网站天天都在。所以这就真的是就说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呢？你现在你想怎么叛逆中国文化？ 真就像这四大名著，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你翻翻翻，你还使用着他的语言在聊今天的事情，使用他的精神。可是这个东西呢，我又觉得有点有点保留。为什么？因为首先，我我不是太赞成过年讲四大名著，为什么？不太吉祥。为什么？你看四大名著，起码三大皆空，就除了《西游记》，《西游记》是很有争论的， <clears throat> 取经取成了回来。嗯，你看看其他三部都什么书，《红楼梦》最后是《红楼梦一场》。 这个《三国演义》是转眼万事成空的，到最后诸葛亮死完之后，最像剩十回，大家都说不好看了十几回，然后跟着呢，这个《水浒传》你想想看到最后也全部垮台，对，全垮台。正打光烂。这三本书，它的整个观念就是明朝的那种文人小说的观念，都是世事到最后都成空，全完蛋。这个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这跟过年一样嘛，热闹几天，最后大家都要上班嘛，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现实。 <laughs> 对呀，我之所以要讲这四大名著，正是因为文道说的这点。他其实他后头啊，有一种明清的文人、说书人的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嗯，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今天西方的这个价值观、文明观看来啊，甚至是不文明的。 甚至是很呃残忍血腥的哈，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好像更跟老子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啊，他有时候说起来啊，甚至我会认为，连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嗯，他的某种价值观啊、生命观，跟这个演绎小说有一定的关系。他多喜欢啊！曾经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人呐，研究毛泽东的人讲出一句话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琢磨琢磨。他说：“我觉得啊，其实是李敖说的。” 他说：“我觉得毛泽东身上啊有虚无主义的东西。”嗯，我理解他说这个虚无主义是什么？比如说啊，看多了这个演艺小说的人，你你才会那样说说这千万人头落地，千万人头落地啊不在话下。为了比如说他，你可以说是为了革命成功是吧？为了新中国对吧？哎，可以千万人头落地。其实。 《三国演义》里边就是讲的是非成败转头空，是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这里边包括这个呃李逵结发场，是吧？说那个拿大斧子砍过去，那脑袋一溜一溜一排一排的砍下去，对吧？但是你看咱们听说书人听得津津有味，他是对啊。所以你看，尤其《水浒传》，我觉得。 三国还好，三国你到讲战场那种场面，或者说军事作战之中杀平民百姓也常见。但你看《水浒传》那是什么状态？《水浒传》也是李逵、宋江、武松，这杀前又是李逵那种人，就眼红之后那种，简直是是达到一个癫狂的、一个特别残暴的，就是 <coughs> 就整个人进入一个疯狂的杀人状态，就杀人如麻，都这样。哎，但是。 呃，我觉得啊，我也跟文道有点这个可以讨论的，就是你是在今天的人，今天的我们的文明的，我们有今天价值观的人的眼光去看李逵，确实是这么一个感觉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水浒传》呢，呃，有这个毒素嘛，对对，这一直就有人在讲。可是啊，呃，我觉得好像还不能这么看。 因为它是古代的，就正如你现在你不能去说那个古希腊的那些个神为什么他们要乱搞，对吧？它不合于今天的一夫一妻的道德，好像因为它毕竟你得放在当时的年代、当时的人的情况。我有时候觉得啊，它这个里头有一种啊，就咱们说的这个虚无主义的，但是也是审美的。 呃，那样的就是演绎小说呀，有那样的一种，所以我还是把那个把那个词，就名人呃名在《三国演义》里，你可以看看这个字幕啊。这首词就是杨慎写的《临江仙》，鉴于《三国演义》，我觉得这是这个里边中国人古代说书的呀，最喜欢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你知道，这就有点像莫言说的那个，就是文道讲的那个是，也许是是非善恶人道，甚至是政治，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更大，比那个更大。那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它也不一定是更大。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他更远？他好像是有点冷眼旁观你们这个滚滚红尘，他是这样一种世外，站在世界外头啊。呃，你看过去中国有一本旧小说叫《呃斗篷闲话》。对。哎，我曾经想办个节目，就叫《斗篷闲话》，就是几个人，嗯，世外隐居世外的人，每天呢吃着瓜子儿，喝点黄酒，就聊聊这个世界上这些个事。 他们的那种东西啊，好像你很难用这种人道是非、政治正确去衡量。我，你误会我意思完全。我恰恰不是说李逵是坏人，我是说，呃，我觉得李逵恰恰是《水浒传》里面我特别欣赏的人物之一。哎，而且我很喜欢《水浒传》，事实上这四本书我没一本不喜欢。我觉得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大部分读者。 如果说真的像你你讲的一样，毛主席也许受了他的一些道德影响的话，问题就在于大部分读者没把他们当小说看，都把他们当成某种真实的道德的教训或者真实的事件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就是我们今天讲小说，小说就是讲我们讲讲四大名著很好，但是要去广告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文道，我们想想看，四大名著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其实最早四大奇书对四大奇书明朝四大奇书嘛，那没有红楼梦说的，因为对呃应该是，然后到了清的时候正式确立四大奇书，那把红楼梦放进去挤掉了，因为四大奇书或者四大才子书有好几套说法，有的是把金瓶梅算进去，有的是聊斋放里头，那把他们挤出来的那个是红楼梦，加起来就变四大名著，四大名著的定型是到了呃。 就白话文学运动出来的那胡适，对胡适，主要是中国文学之正宗。你想想看，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啊？因为中国文学啊，向来主流正统就从来不是小说，都是诗跟散文。嗯。那么但是呢，当时这帮胡适这帮人受了西方影响，觉得你看西方文学，其实西方文学小说的地位也是到后来歌德之后才有的，莎士比亚那不是小说，那是剧本。 但丁那是诗，那是那是诗，对不对？荷马那叫史诗，都不是小说。但是后来整个西方文学史就小说为中心了，嗯。所以当时那帮西化的、洋化的知识分子回头看中国文学就觉得不行，我们也得闹一个什么东西。第二呢，恰好这四本小说都是主要，主要是大家能读得懂的，就算不是纯白话，也是文白。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捧出了四大小说出来嘛。 好，但问题来了，问题在哪呢？就偏偏捧出四大小说的这帮文人啊，主尤其主要是胡适，并没有把他们当小说来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像《红楼梦》，《红楼梦》我觉得是最严重的一个。但我说红学博大精深啊，我不敢瞎说话。我也很佩服，我觉得红学是中国学问的试金石。不是你，你不是瞎说话，因为呢，这个基本上于平伯嗯有一次呃演讲啊，就说出了你将要说出的话。是吧？于平伯就是说呀。 说这个，我研究《红楼梦》啊，也是这个研究这么些年。他说，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它呀，本来是个小说，嗯，这一点大家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吧？就大家都同意它是个小说。可是呢，在研究的过程中啊。 多少人却都把它当成史料一样的东西，在这儿呃寻章摘句考证，把它当成一个史料一样的东西在研究索引。活是就这样吧。实际上你有点忘了，它实际是个小说。现在不算他就说你这样就陷入牛角尖。对，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看，其实当年王国维 <laughs> 做那就做的对的，我觉得不能说做的对，那是把它当小说看，那谈里面的思想或怎么样。 你看，比如说到了后来，连毛毛泽东都说过话的。毛泽东不是说他赞成胡适？对，毛泽东是说他是赞成胡适，不太赞成蔡元培。而蔡元培跟胡适之争呢，就是所谓的索引考据两派之争嘛。嗯，这两派人争来争去，争的时候呢，他。 主要都不把《红楼梦》当小说嘛，不是说他是讲的是反清复明的故事，呃，讲清朝的故事，要不然就说什么他家世什么全搞这个嘛，嗯。然后到了后来呢，这所谓的红学的基本入门，这个我我也是半点不懂啊。比如说讲这个曹学，就要研究曹雪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家世身世。他他有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最新乳山说是复旦大学的 DNA 去测。 说这个曹说呃，就是说他的曹曹家的祖先啊，是在乳山一个什么地方？这是最新的哈，这个本本来这个讲是南阳嘛，是江西南阳嘛。现在有 DNA 来测，还说是跟曹操有血缘关系啊，什么什么，这是已经是曹学那那那那一派了，这已经根本没不相关了。《三国》《水浒》跟《西游》，它都是共创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来讲哈，就是一个文纯就是就是呃文艺的高的文学跟那个大众文学的区别是一个是独创，一个是共创，这是现代概念。嗯，那么《三国》《水浒》《西游》呢，都是已经有了很多的说书啦、戏剧啦、什么话本啦什么，然后他们一点一点再加上史书，它是经过数千年人民群众积累以后。 到底有没有罗贯中、施耐庵，我们都搞不清楚。反正他们把他们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个记忆，这么一个东西。嗯，但是《红楼梦》。 最早的是《金瓶梅》，是真正文人独创的作品，所以他们这个里边有个本质的不同。对，所以那也不一定是独创。呃，这这个这种索引的研究啊， <laughs> 你知道，一直到今天还在网上还在持续。我《红楼梦》也是有有些断。我我听到过的最新的说法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这个《红楼梦》啊。 是曹雪芹跟他老婆和 <laughs> 这是周汝同对他老婆老先生朱彦站，然后那个再有一个呢，就说是呃，《红楼梦》是五位女作家共同完成的，其中一个好像叫什么王孝薇， <laughs> 这五位女作家共同完成，反正这说明啊，人人心里都有一个《红楼梦》，对吧？我跟你说，我给你看个好玩的，朝鲜人的《红楼梦》，他们认为。 朝鲜人心目中林黛玉是什么模样？这个贾宝玉是什么样？跟这跟中国，你看，贾宝玉像金正恩。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laughs> 这个饼脸呢，他就哇，这不是林黛玉，这是林黛玉，这是这是朝鲜《红楼梦》的薛宝钗。哦，那这行，这位演员 <laughs> 叫崔金珠，朝鲜《卖花姑娘》嘛。他这个朝鲜歌剧团的名字叫朝鲜血海歌剧团， <laughs> 血海歌剧团。然后下边这个扮演者名叫金日煌，他扮演。 贾宝玉，你看，这就是朝。不过他演贾琏也行。朝鲜人的贾宝玉， <laughs> 哎，然后你再再看林黛玉了，哎呦我天哪，这， <laughs> 这林黛玉， <laughs> 这林黛玉，这个叫叫李正兰。哎，你再看演王熙凤吧，演王熙凤。还还有日本，还有远古太高了。日日日本漫画里的花袭人，你看这家伙就是新时代了。袭人，袭人，日本漫画的林黛玉，我们再看。 然后日本漫画里的，哎，这是日本漫画林黛玉，哎呦，跟花仙子，日本漫画林黛玉好像花仙子被强奸之后的样子。 <laughs> 然后日本漫画里的史湘云，这模样，一一说脂砚斋啊，就是史湘云。也有人说脂砚斋是史湘云。中国漫画版里的秦可卿，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哇， <laughs> 中国天哪，淫妇秦可卿。好，然后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刚才看了这个朝鲜人心目中的林黛玉和日本人心目中的贾宝玉什么的啊，我跟你讲，有好的，他们说啊，当年这个李翰祥、胡金铨这些导演呢，嗯、是进步真的拍中国文化的，拍片子认真的。他们后来又找出来一段片，你看看那个时候，张艾嘉演林黛玉，哎，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张艾嘉演林黛玉吗？对，谁谁演贾宝玉了？林青霞。 哦，对对，你知道，对对，就当年拍过一个叫《金玉良缘》《红楼梦》，李汉祥大导演对拍的。哎，张艾嘉当年你可以看出很美啊，就是嘴唇。什么叫？当年。这两天老说这种，就是嘴唇略略略略显丰满啊， <laughs> 也是性感呢，对吗？但哎，咱们可以看看，哎，给你给你们有机会看一段。林妹妹，宝哥哥。 林妹妹，怪不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胡说！你在哪儿见过？人家今天刚到，你又见过了。虽然没见过，看见面熟，好像心里认识的。那好啊，以后相处就和睦了。哎，妹妹读过书吗？嗯，尊名黛玉，表字呢？ 无字？哦，没有字。妹妹犹豫吗？你那块是个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哎呀，青霞当年俊俏哈。 是不是贾宝玉不知道？起码真是长得还行，当年是吗？ <laughs> 怎么也当年了？ <laughs> 这这这， <laughs> 他们俩现在都长得还行。哎，徐老师，你觉不觉得这个演电影、影视剧真没办法？全国就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到今天为止，没办法。说贾宝玉、林黛玉，没有一个满意。就是因为《红楼梦》啊从他创作出来以后。 一直在不断的俗化，俗化。它本来是非常雅文人、士大夫的东西，然后它逐步逐步被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越剧啊、电影啊什么什么，就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俗化。它是所有中国这个。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说这个居然之家地球宣言，不张嘴小说的，哎